锵锵三人行，刚才广美批评我了啊， <laughs> 说不能老绕着这个个人的事情打转转，得关心一下全天下的人关心的事儿，对吗？人家就而且要透过我们的呃嘴巴、我们的眼睛去看一些不同视角的东西，去看一些我们身边之外的一些事情。没错，这就说到哪儿啊？尽管这几天这个动车的相撞的这个事情，他们都说了，说中国的网上。 你说的挪威那个事情没有太多人议论，全都是这个动车相撞的这个事。但是尽管是这样，我觉得我们在讲了两集这个动车之后啊，还是不能遗漏这个挪威的这个血案，因为这个事情啊，实在是这这让人觉得，哎，我我也不知道有个奇怪的联想啊。 当年我们那个对越自卫反击战，你知道吗？广广就跟跟跟越南打仗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宣传一个孤胆英雄，说这孤胆英雄啊，这家伙就是打死了五十个一个人，打死了五十个越南士兵，这当时就是第一号的英雄。有这么回事啊？啊，当时一点都不记得。当时在宣传嘛，叫孤胆英雄，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。可这个人，这个这个，挪挪，咱看看这个照片，看看照片。 一个人造成多少条这个人命啊？他应该是个制服控吧？对，什么叫制服控？就是对制服有那种疯狂的喜爱。他他他被捕以后啊，呃，他要求出庭啊，他要求穿制服，没没没同意。 要穿制服，而且还要公开审判，而且他自己这个照片他自己铺上去的，他应该没有任何的军阶吧？没有，没有。他挂的那些勋章，我估计应该是一个什么上将之类的了。所以这个啊，哎，我你你有没有去过北欧？我去过，我挪威。哎呀，太不能想象了！挪威，我两年前刚去过。挪威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小国家，嗯，很乡土。我在奥斯陆去的那天哈，正好是星期二。 所有的博物馆都关门，嗯，我在奥斯陆市中心转来转去都没地方去了。它这个市中心非常小的，呃，那个皇宫边上就是伊布森博物馆，然后下面就几个政府大厦，也没什么名牌店。整个奥斯陆不像斯德哥尔摩，不像这个哥本哈根，哥本哈根它是北欧几个城市里面最朴素的一个，才六百万人口，整个挪威。 海峡这么漂亮，它那个那个峡湾啊，这么漂亮，整个领土很大。嗯，可是那个地方很朴实，人都跟乡下人似的。最有名的就是挪威市中心有一个公园，全部是雕塑，是一个人雕的，全部是裸体，几几几千个。 男女的裸体的这个雕塑，我事先带着一个梦想，是挪威是性很开放的一个 <laughs> 一个国家，这个。但是我听看到这个新闻，真的太竞争太太震惊。所以，就像他们有的一个微博啊，这有个人叫什么“竹味熊猫”啊，说七二三呐，七月二十三号是一个神奇的日子，号称最安全的动车脱轨了，号称最天才的毒后艾米·怀恩浩斯在家里挂了，这你知道吧？号称最稳定的挪威遇袭了。 号称最牛的赖昌星遣返了，号称最臭的国足竟然赢球了。那天是不是国足赢球？哦，对，先输了两个球，我不给你发短信嘛？ <laughs> 我说中国足球走向世界新低啊！居然跟老挝还输了两个球，最最后总算打回来了。哎，但是哎呀，这挪威这个国家真是这……这个我跟徐老师对，就是我演我没有去过北欧啊，但是我认识不少北欧的人，他们给我的印象呢都特别高大。 然后你跟我讲说，他们好像特别朴实，但是我认识的北欧人都不是这样子。我不能说他们不朴实，但是他们都很，很奔放。 哎，跟我们具体怎么非常的奔放，跟奔放是相通的嘛。很，甚至有一点点狂野， <laughs> 就是朴实往老实那儿走的，奔放往狂野那儿走。对你，他才说很朴实，但是他在公园的正中央放了几千个裸体的雕像。对对对，其实还是有不人雕的，是一个人雕，是吧？这还是有点不同，不谋而合的那种感觉。为什么他们虽然都很朴实，他们是非常的所谓英文叫 open-minded，他们是非常开放的，他们可以接受任何的观念，接受任。 任何的做法，例如呃一对夫妻，但是那个太太，我们出去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，那个太太真的就是可以，哇你看看隔壁那桌那个哇来了一个巨帅的人，就是说她这样的行为，她一点都不需要瞒着她老公，呃，那她老公也可以说，你看对面那美美女，绝对她可以直接去买酒给人家喝啊。 这个法国人、意大利人、美国人差不多也是。没有哎，我反而觉得美国人绝对不会吧？美国那老婆，那我跟你说，看死你！而且美国，我知道，我听说我的美国朋友讲，美国的这个太太啊，绝对不能容许的老公这种行为，那绝对离婚。而且，我就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好像比性比较开放，这个是事实。他们好，像，我觉得我我老嘲笑他们说，我说你们那种日子过得好像。 There is no tomorrow，就没有明天了，就是把今天、眼前、当下这个时间一定要过好、过开心、过过瘾了，及时行乐呗。对，然后我每次都嘲笑他们说：“你看，你们这些都是海盗的后裔啊！ <laughs> ”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很狂野的。”他这次的事情呢，我是有两点印象最深的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他会成为这个个人暴力史啊，嗯，将来会有一笔。 嗯，就是一个人杀这么多人，之前我记得有个韩国学生在美国校园里也杀，但也没有杀到这么多人。你这个是，你其实从技术上讲都是很难的。你有这么多人，他们都会逃，你怎么能够打死这么多人呢？在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，他是在一个夏令营里面，对夏令营里边，他是警察，他穿的年。警察，他不是警察，对他穿的警服。 但是说是小孩子，是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岁，他们跑得可以很快。他在水里游了，他都一个一个这样来打。这个人啊，一千五百页的这个计划，呃，这个宣言书啊，都写好了，而且有战，这真叫有理论、有战略、有战术。作为他个人写一千五百页计划，他说我一个人要杀四万五，嗯，杀伤好像上百万还是多少啊？他的理论就是说。 呃，挪威这种国家有什么多元文化？很多穆斯林都来了，我们就是要把他们清除出去。他就这种理论嘛。然后呢，战略是声东击西，那个炸药炸成那个样子，爆炸效率很高啊。他先炸一个地方，炸了之后，然后自己再到那个夏令营的那个岛上，上去一个一个非常精确的，这才能杀这么多人呢。你说这个人，他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呢，我倒是可以理解的。 北欧这些国家哈，这些年的移民啊，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困扰啊是非常明显的。呃，我以他旁边那个国家丹麦来举例子，丹麦收了很多伊斯兰的这个这个移民，嗯，就说他们国家发生问题了，他们土耳其啊，还有一些呃中东国家的，他们就把他们全接收过来移民，但接收过来以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问题。 呃，第一伊斯兰，我我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会不会得罪伊斯兰，我要一个打个招呼，因为都是当地的人跟我，而且是华人跟我介绍，因为我也不懂丹麦文，对不对？嗯，他们生很多孩子拿救济金，就是我理解，就是在一个福利社会哈，就是在当地的，我不是上次讲过吗？丹麦这样的国家，它是你工作两万，不工作一万五。 <laughs>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但是当地的人都工作，他很耻于拿这个一万五啊。可是他们那边的人无所谓啊，然后小孩又多，然后拿的又多，然后呢还恨当地的文化，就他他怎么着，他不融入的，他们坚持一就是自己的宗教，所以呢。 呃，丹麦也好，荷兰也好，他也讲了荷兰的问题嘛。就是所有这些，尤其是北欧方面的这些国家，他们对他们的移民政策感到很困扰。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所以，为什么他这个行动本身非常荒谬，但是他这个主张却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？包括欧洲的右翼党，现在在每个国家都很活跃，都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。 理论上都很可怕，都是像希特勒一样排斥全体移民的这样的一些主张。这在美国，这完全政治不正确，完全不可能接受。但在欧洲，他的确有这样的社会现象。而且呢，你知道，我就说说说说说起来啊，特别的巧。我为什么这个新闻一传出来，我就明白了？因为这个新闻传到我耳朵那天上午啊，正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，他去过北欧，他就跟我讲这个问题。他说现在麻烦。 所以我觉得怎么这么寸呢？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呢，这个一般的这个这个主流的意识形态还是说多元文化，所以咱们应该宽容。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穆斯林，不管你是什么，哎，你都来。可是我这位朋友呢，他讲的啊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有宗教偏见的。他谈到一个什么问题？他说，可是他们生的多，生的多了以后，欧洲人又不生孩子，对，所以慢慢的呢，他就说，你想到没有？可能在多少年之后。 这个国家呀，穆斯林的人数可能都超过你本国的这个人数。那么，你看说到这儿，他就有点宗教上的偏见了。咱们就说，他说，那他穆斯林他是讲究纯洁的，甚至是他是要要搞那种圣战的。你看，这里面可能有他个人的偏见了。他说，哎，他有误解了。但是他又说，他说，你看当地的白人，他说实际上表面说好像要快，要干嘛，实际心里也怕。嗯。 那咱们先去下广告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广美虽然没去过挪威，但是欧洲那是咱们共同喜爱的地方。我发现这是我的朋友，你的故乡啊，没有人说欧洲不好的呀。 哦，甚至特别是中国人。但是我觉得欧洲是一个适合度假跟旅游的地方。你说你要常年住在那里，我估计你到奥斯陆住三个月，你估计就疯了。怎么讲？因为我像我去瑞士，瑞士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发达而且忙碌、有很多现代化设备的地方，就去到那里你就觉得你自己特别的格格不入，没有 Seven Eleven，就是你没有什么便利商店，然后呃。 五点钟之前呢，路上是没有人的。我说你们人呢？他说都去工，因为傍晚五点。我说你们人呢？他说大家都去工作了呀，怎么会在路上游荡呢？我说哦，那我想说，那五点之后应该就会有很多下班的人潮。不是，我说那现在六点多人呢，都回家过家庭生活去了。哦，我看过他们的城市，五六点钟的时候街上到处都是人，然后吃完饭到八点钟街上就没人了。 全都回家了，而且而且你知道，你刚才讲朴实啊，讲这个好啊，我不知道广美，你见过世界上的好人都是什么样哈？你不这是好人吗？啊，行， <laughs> 勉强。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出来之后，我发现很多人在微博里缅怀，说的这个瑞典呢，就跟个雷锋之国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：“哎呀，就是我骑个自行车，啪叽摔了一下，顿时我就看见从几个不同方向向我跑来，不是歹徒啊，都是来救他的， <laughs> 而且还要问他要不要上医院。” 就是一般都是这种缅怀，我也听过。你看啊，这个我听过我美国朋友讲，他说美国有的地方比中国不安全太多了，嗯，那可真是抢啊，甚至就说小孩儿黑黑人的，但是咱不是歧视黑人，抢什么人都有啊。就说小孩儿，他说这样拿着枪顶着你啊，拿来啊，拿拿拿钱包来说，为什么他们说在美国有个叫地方叫迈阿密嘛？呃，电影说迈阿密犯罪之都嘛。 说你出去不要一点钱都不带，是？你怎么讲？你说说。哥哥也，我哥哥以前在芝加哥住了几年，是这么跟我讲。他说：“你出门口袋里一定要放五块十块美金，你一定要让他们达成他们的目的。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，不然你就没命。”这是这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待过一年嘛？ <laughs> 芝加哥大学就在南部的黑人区，在那里我感受最深，就是世界上有两个矛盾是解不开的，一个就是穷跟富。 咱中国，你看古代到现，现在今天将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个穷跟富，穷跟富是解不开的。另外一个就是民族之间。你你在美国发展的这么好的一个国度，你到芝加哥去看，你出了城市中心到南部去看，这个所谓二十街、二十五街以后，一直到芝加哥大学六十街这一段黑人区，你就看街上那些人就。 蹲在街上就不做，他们崇拜的是打篮球跟唱歌，很多人就是不读书。那你怎么来解释呢？我去过黑人区买家具啊，那不是说一句正， <laughs> 说一句不正确的话，你进去一股味道，真的是一股味道，非常非常厉害。那我们有什么理由种族歧视啊？我们本身也被人歧视嘛，所以我们也是反反反反白反白人嘛。但是你的确会发现。 欧洲的情况就不像美国，他是把它作为一个立国的根基来处理，就是他把黑人啊，他一他的整个国策里边就是要把黑人作为他自己人，他不承认有一个另外的民族，所以他以这点来，他的火药桶也是在这里，但他的成功也在这里，但是这个在欧洲就麻烦了。最理想的是英国，英国他吸收了很，比方说伦敦，你知道啊，大量的外来人口，印度人在在伦敦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可是。 其他国家的问题就来了。你去德国，土耳其人最好的地方，那个那个国国会大厦前面的大草地上，到星期天就像香港星期天的飞佣集中，全部是土耳其打工的人。他们平常很辛苦，到这一天全部在草地上烧烤。那德国人呢？那些草地是很喜欢的，像花园一样的草地。 被他们烧烤过以后呢，就有个朋友带过去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就是这样，瑞士呢，中东人，但是呢，相对来说，我最近怎么又听说好像什么意大利也威胁法国，说你们要怎么着，我们就把利比亚难民放到你们法国去，哎 <laughs> 有这不是？看来这个在任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北欧的情况又更加特别，因为它天气冷，他们那个环境是很差的，他们到了冬天呢。 早上十点钟出太阳，下午两点半就没太阳了。嗯，夏天呢，半夜十一点钟天还是亮的，我都发疯了，睡不着觉。半夜十一点钟天还是亮的，你你知道这个，他们那个自然环境其实是非常非常差的一个地方，但是他们自己呢，把它弄得很好。但是我看他们描述的这个地方的人呐，那都是好人呐，就是好的呀，简直是好的没法。所以，所以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最可怕的。 脸上写的好像都是好人，但是事实上，这些最大的坏事儿都是这些看起来貌似好人的人。就是像这个人，你去研究他的背景，你完全找不到他犯罪的动机。他甚至于在他的宗教上面，在他工作上面、家庭背景都看不出他要犯罪。我我要举一个例子，最近呢，我的一个朋友的那个家里的佣人被警察抓了，哦，谋杀罪。 用人谋杀呀！啊，谋杀谁啊？谋杀一个不认识的那种歌厅的小姐。你说在北京还是在？北京。嗯。而且这个人还是就在北京。嗯嗯嗯。就是家家里的人推荐到家里面去工作的一个人。 貌就是外表特别老实，工作特别勤奋，特别的吃苦耐劳，就是什么就是你完全就是你这个人，你就是每天想着要给他加薪，要给他加薪，就要对他特别的好。等到警察找到家里面逮捕他的时候，你都不可以相信警察说的是事实，但是他自己全部认罪，全部招了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我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危机啊，真的是。 你你永远不知道它在哪里要发生。您刚才讲的黑人区，你你自己都知道，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要避免去一些危险的地方。奥斯陆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啊！你看上去一片和平，除了是那个公园，但是这件事情最不可思议的还有一条，你们拉登杀人吧，他还有个逻辑，嗯，他的逻辑是你们美国人欺负我们，呃，这个这个巴勒斯坦。 对不对？你们支持以色列人欺负我们巴勒斯坦，欺负我们阿拉伯世界，因为你们的总统使用的军力是你们民选的，所以你们全部美国人都有罪。嗯，甚至异族的人在在那个大厦里边也是帮美国的，所以我杀你们。嗯，你看拉登是，可是这一位呢，杀的是全他自己同胞，杀的全是他的理论是反异族、反伊伊斯兰，可是他杀的全是白人的小孩你说这这算个什么回事呢？这个。 他但是他自个儿也是有他的主意的，对他的主意，他我我 <laughs> 我反生离，我反离，可我杀苹果。他他其实有一张名单的，他有名单，他的名单都是一些政要。其实他这次去是要杀他们的前首相的，但因为人家演讲完了先走了，所以他没杀成，他就把那些小孩都杀了。那个连法国总统都是他名单里面的一个人选之一呀。他说，公主的弟弟被他杀掉了。 哦，所以你就也还有个什么解释呢？就是精神有毛病，现在也是他律这这个人就是是不是精神有毛病？但是呢，公诉这一方就是说要反人类罪，这这绝对是反人类罪了。但是人家说了，这个挪威啊，这不是二最高二十一年嘛，刑期没有死刑。现在就是说啊，要为了他特别的，有人说啊，呃，修改法律。 判多少年呢？三十年， <laughs> 但是三十年，我跟你说，六十岁放出来，他这个不是三十年，他的这个居住环境，照我看比一半中国人都强。 <laughs> 挪威的监狱是举世闻名的，个人单间儿，个人单有床、有电视、有冰箱，他就在这个里边。 <laughs> 而且服刑满七年之后还可以放周末假。 <laughs> 周末假释，就每个周末可以出去玩。 <laughs> 再放他到那岛上，下令营去。 <laughs> 赖昌星肯定后悔当初没逃到挪威去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我觉得啊，这个天下乌鸦呀，看来是一般黑。这个人性的，我不是说什么，我人性的罪恶呀，什么角落到最冲也难以避免。 因为他们说啊，好人成堆儿的地方啊， <laughs> 世界上好像有这么一些角落。就像我刚才讲，美国很多地方是很可怕，但是你知道，同样在美国啊，比如说有一些小镇，这个人你这好到一个什么程度，路不拾遗都不要说了，就是开这个工艺品店的，开着门呐，经常主人不在，主人不在，就是这个商品上啊就标着价钱，去的人你要喜欢拿东西走，你把钱放下。 他就这样可以一天都不在。不过其实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人真的会放下钱，因为这时候你把东西拿走了，你这个贪这个五块十块钱，你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？所以要人有一个基本良知，就算在别的地方他可能跟人争争棚打架，但在这种时候，你说人会不会被环境所改造？所以，我跟你讲这个啊，会，你感觉深深有体会啊，怎么？ 真的会。其实今天我在路上的时候呢，看到那个晨晨，一个上海的主持人晨晨，他的微博，他里面写了一段话，我就很有感，很有感悟。他说呢，他每天回家老会把一些值钱的一些首饰啊，或者是什么钱丢在桌饭桌上面，他从来不数。阿姨呀，保姆来了，他也都不会去点啊什么。他父亲就一直跟他说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做。 因为呢，没有人生下来天生就是流着道德的血液， <laughs>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生着罪恶的双手，只是看你面对的选择是什么。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太棒了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因为当你，就说你你你身怀巨款，你穿金戴银的出去，你对那些人就是一种那那些罪犯就是一种引诱，他原本不是打算出来打劫的，他看到你这个样子。 哎，光美，你这观点，胸口扣子太低。但是，光美，你这观点，我还有一笔啊，会有一个组织攻击你的啊。你说那个，有人说女人穿超短裙上街， <laughs> 你就是给强奸犯机会。这不很多女权组织还还要攻击吗？韩国那个女妇妇女就穿着什么三点式上街，说这是我们女人的权利。但是你说，你说你是会看到一个那个。 那个虎背熊腰把自己包得紧紧的妇女会有想法，还是看到一个穿迷你裙的女孩会有想法？你没有办法改变她会，当然这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，没有错。嗯。但是我真的就觉得你不要给她这样的选择，你不要给她这样的机会。你的意思就不能穿超短裙？这是美女，不是不能穿。美女自持啊，美女自己的防身之道。你必须在在。 你合适的地方你可以穿，合适的地方你可以穿，但你不能说你一穿人家就有权利可以去强暴你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，不能看，没错就是， <laughs> 但是女女权组织就就就说了，我就是没。